振兴医院新陈代谢科的许光中医师，医师早安。呃，四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好，哎，最近我对糖尿病这个话题啊，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呃，因为呢，我有一位长辈呢，呃，他是因为过敏免疫风湿性疾病拖了很多年，然后后来入院，呃，完完全全都没有糖尿病的他，在现在呢病情比较晚期的时候呢，他的血糖指数升的很高，你知道有多高吗？有八百多。 我，然后我就问了护理师说：“请问正常是多少？”他就说：“是一百左右。 <laughs> ”而且你知道吗？他的八百多还是饭糖呃，饭后的饭后血糖呃，就是已经吃完饭后的两三个小时还八百多这么样的高哦。听到的时候呢，我就说：“哇，难怪他一直都昏昏欲睡，因为就像我们吃饱饭一样，高血糖容易怀，想睡觉嘛，对不对？” 是这样嘛？所所以有糖尿病的人，除了吃多喝多尿多，然后体重变轻之外，他还会容易想睡觉吗？对啊，这个就是没有力气嘛，因为很多的营养的东西都从你小便中排掉了，嗯，所以会的确会有昏昏欲睡，会是比较精神不集中的一种情况出现。哎，那请问一下，为什么很多的重大疾病到最后都会并发血糖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还是不一定会有？呃。 几乎都会有，大部分会有哈啊？为什么像你一位长辈，他有免疫的问题，对不对？或许他用了一些类固醇来来治疗他，对不对？来治疗他免疫的疾病。他就是标准的什么水牛肩、月亮脸、青蛙肚，对那个就所谓的库欣氏症候群。那这种叫做我们说的医疗造成的，就是因为用药用了类固醇，特别是用的时间比较久、用的剂量比较高的时候啊，长期使用这类的类固醇，可能就会造成呃，思维刚提到所谓的医源性的呃库欣氏症候群。是那有。 有可能会造成血糖的上升，其实不只是血糖上升，血压也会上升。哦好，呃，所以呃，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是。 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啦，哈， <laughs> 幸好那个医生们都临床住院的时候，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会不止监控血压，同时也会监控血糖，因为血糖真的太高的的话，是对全身器官都不好，哎，对啊，没错啊，高到每个程度，这个会致命的，哈，这个不是闹着玩，因为我我可以问一下会怎么样吗？就是如果我的血糖高到那么高的程度的话，对我全身的器官会造成什么影响？OK，第一个就是说血糖这么高的情况下，对不对？代表你脱水的情况大概。 也蛮严重的哈，那严重的话就会造成电解质的不平衡，自电解质不平衡可能就会随时就会造成出人命，特别是钾离子的部分也会造成心脏的这种所谓的呃心律不整哈，类似这些都可能会造成病人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会致命的。哎，这个我们就是所谓的糖尿病急症，就是说非得要呃立刻紧急去处理的话，否则病人这个八百多的血糖，有些时候我们都要发。 病危的通知了。哎，你好，你你什么呀？ <laughs> 真的呀，因为他进去之后。 那 <laughs> 就是一直打点滴啊，因为真的就是要一直补充水分。当然，他同时也一直拉肚子跟没力气啦，哈。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糖尿病其实，呃，时光中医师常常在讲说，是我们三高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呃胆固醇、血脂方面的三高里面呢，其实它是最危险，是多不一类了哈。 <laughs> 怎么样都不要产生糖尿病是最好的哈。但我们今天呢，直接来，呃，我们就不聊一些比较浅的问题了，我们今天来聊深入一点的问。 问题，请问。 如果当我今天确诊罹患了糖尿病之后，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服用口服的药物就好了。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到最后他不得已一定得要用所谓打针针剂型的胰岛素的注射？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那很简单啊就是呃，胰岛素是从我们胰脏分泌的嘛，对不对？如果说当胰脏完全没有胰岛素分泌的时候，你体内完全就没有胰岛素啦。那没有胰岛素的话，你吃药的效果当然也变差。 差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目前大部分的药物都是来加强胰岛素的分泌，或是加强胰岛素的作用啊。那如果说你胰岛素都没有了，对不对？尤其是一些老病要很久二三十年以上，对不对？啊，又有其他的合并症的时候，这时候体内的胰岛素都没有的时候，那当然你就非得靠胰岛素来治疗你的血糖了。那平常吃的那种口服的血糖药物，不就是在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吗？对啊，没有对，没有错。你是说力道不够是不是？呃，不是力道，因为你都没有胰岛素，你刺激再怎么分泌也是没用。 啊，对不对？所以就直接帮你补充就对了。对，那你补充胰岛素的话，就等于让你的胰脏啊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让它休息嘛，嗯，对不对？你要让它休息，它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它才能够再继续的分泌啊，才能够继续工作啊。所以器官休息一段时间还会再分泌吗？还会再活过来是不是？当然会啊。这个血糖高就有我们所谓的葡萄糖毒性的问题啦，不止血糖高，还有你的血脂肪比较高，也有血脂的毒性的问题啊。嗯，那当如果说血糖或是血脂太高，有这些毒。 性的时候，它直接就让胰脏不分泌胰岛素啊，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非得要靠胰岛素来治疗你的血糖啊。嗯，了解哈，呃，所以呢，如果说当你的胰脏开始呃衰老、生病、疲惫了，它没有办法再分泌胰岛素的时候，就算这时候再服用口服药物去刺激它也没有用了。你怎么去刺激一个呃干枯的水池，然后再产生水呢？很难嘛，对不对？对对。那那我们先倒水进去，然后再慢慢的等它恢复。 功能之后可以自行产水的意思，对是安内亚哈，对没错。哎，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我每次看呃电视剧里面，我看到他们在注射胰岛素的时候啊，尤其是韩剧啦哈。我记得来自星，来那个什么，嗯，来自星星来自星星的太阳，是不是全智贤？全智贤的来自星星的你， <laughs> 对。 你 <laughs> 面那个他杀人也是哎，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然后他就会一盒子是在放胰岛素的，他就是在其中呢那个换包有没有？然后把其中一个就是变成毒药，他注射就呃呃呃就不行了。但是我看那个注射胰岛素的过程好像还蛮容易的，就很像是那种原子笔或自动铅笔，然后拿起来，然后直接往你皮肤这样随意的啪嚓一声就好了。 对啊，在其实也蛮容易。现在的胰岛素就是像思维讲，都做成笔型的嘛，所以说在操作上来讲是很方便了。嗯，而且它也是一针用完就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对，现在都是抛弃式的，就是说针头用完直接可以不会重复使用啊，不会重复使用。那包括那支笔，对不对？也都是几乎都是抛弃式的了。那它不，它不需要找血管吗？ 呃，不需要，它不是打在血管，它打在皮下，所以就任何一个地方的肉你都可以搓就对了，不是肉皮，皮 <laughs> 皮都可以去搓它，皮皮要怎么打？呃，其实呃皮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会把它捏起来，捏起来就是皮嘛，那打皮下那个叫做皮下注射，那就是顺着皮肤底下打，那这样子的话打起来，技术好的话会打起来会有一个包，鼓一块出来，滚个包，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胰岛素可以慢慢的释放出来，就打皮下。那如果打下去就全部削平了的话？ 那 <laughs> 就是打的深度太深了，错误的错误的方法。有有些时候，他可能打到皮下血血组织去，或者打到血管，打到血管就比较危险了，因为这个胰岛素直接进到血管里面去的话，它降血糖的效果会更快。 啊，结果会降太快，造成低血糖吗？对对对，了解。哎，你看，如果要拍电视剧的话，这种细节的地方是不是要来问？真的一定要请教医生才会知道，因为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注射胰岛素？ <laughs> 那我想来请教一下啊，像我们现在的胰岛素呢，注射发展到了现在是一天注射一剂就好了吗？还是一个礼拜注射一剂？它的那个剂量是怎么样来算呢？OK，都有哈。那思蕊刚提到一个礼拜注射一剂的那个不是胰岛素，嗯，目前来讲啊，胰岛素哈最长最长的大概都是三天。 注射一次，可是目前来讲，我们台湾还没有这种这种类似成分的呃胰岛素制剂出现。你说三天一次的还没有，还没有。可是我们现在胰岛素的话，有一种就是所谓作用比较长，一天只要打一次就可以的。一天一次，对，一天打一次那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础的胰岛素。嗯。 来维持你呃每天的基本量所需，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基础胰岛素。嗯，好，呃，这类的胰岛素在施打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的注意事项可以来跟听众朋友稍微的做一下说明呢？除了像您刚刚讲到的，记得要注射到皮下而不要注射到血管，免得你的血糖一下子降得太低，变成低血糖，反而容易昏迷之外，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有，那思伟刚提到这种一天打一次，它是属于一种长效性的胰岛素，对不对？嗯，那这种所谓的长效。 型或是我们所谓的基础型胰岛素哈，它的好处就是说任何时间都可以注射，嗯，而且注射之后不一定要马上吃东西，嗯，好，那跟其他就是呃一些所谓的速效型或是超短效的胰岛素来讲是不一样的，嗯那速效型跟超短效的胰岛素打完可能马上就要吃东西了，那这种所谓一天打一次长效型的胰岛素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你饭前打饭后打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呃，即使呃你一天比如说呃当然大部分人都是睡觉前打。 大概占七成，那有两成是早上，呃，早上起来打。那有另外一层的病人，他就是一天打一次，他随便打。那我们所以随便打的意思就是说，你任何时间点都可以打，可是这时间点要固定。你不能说今天早上打七点，我明天下午打三点，后天打晚上，哈，也是一天一次啊，那不行。那你一天就是要固定个时间，固定。你早上。才不会说时间间隔太近或太远。对对，你比如说早上七点打就固定，每天就七点钟打一次。嗯。或是你下午三点钟打的话，你就每天下午三点钟固定。 定打一次，这个时间得要把它定住。那当然，这种是属于一种所谓的超长效型的胰岛素，它的作用时间很长，可以维持一天左右啊。所以说，这个是一天打一次的。嗯，好，呃，另外呢，还有呃，所以，所以什么时候决定你是打长效型的？什么时候是决定你打那种立即型的？对，很好，这个就是。这跟我接假睫毛一样，假睫毛也分长的跟短的，你不是全部都长的哦。他说要有长有短才会自然，然后呢，还要看不同的部位接。 长短不一，我想说，你怎么， <laughs> 你怎么，胰岛素也有分长效跟短效， <laughs>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不就一剂长效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短效？没有那么简单哈。我刚讲的长效型都是属于基础型的，那基础的意思就是说，呃，当你不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体内其实还是会分泌胰岛素的嘛，对不对？哈，只是说量分泌的比较少，它是一种二十四小时都在分泌的，它的量比较少，哈，这就所谓的基础哈。那这个就是长效型，一天打一次就可以了。还有另外一种刚。 思维讲那种短效型的，或是超短效型的、速效型的，对不对？那这时候可能你在吃东西之后，它的作用时间大概就是两到四个小时。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哎，之前打打完马上就开始吃东西，哎，当你吃完饭后两个小时之后，你的血糖大概就下来了，所以不太一样。那既然思伟提到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听众朋友，我们的胰岛素有六大类，啊，哪六大类？第一个叫做速效。 或是超短效胰岛素，你说的是施打的类型，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生产类型，施打的类型，施打的类型，对啊，有第一个就所谓的呃速效型或是超短效的胰岛素啊，这是一类。那另外一个第二类就是短效型胰岛素，那第三类就是属于中效型胰岛素，嗯，那第四类就是属于长效型胰岛素，那第五类就是属于超长效型的胰岛素，然后还有第六类就是混合型的胰岛素。混合型的胰岛素就是说它里面有两种啊。 不同的组成混在一起的，所以胰岛素有六大类。那这六大类当然就是针对呃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要选择不同的注射。那思维刚刚直强调的，就是所谓的一天打一次的，看起来听起来比较方便。那我们这种就叫做基础胰岛素。那什么时候需要打基础胰岛素？就是说当你体内没有胰岛素分泌的时候，对不对？或是分泌的量很少，这时候就要考虑施打这个所谓基本型，或是基础型，或是一天一次的长效或是超长效型的胰岛素。嗯，这个就是呃。 基础型的一天一次的，对不对？对对。那长呃，那什么时候会需要到短效型跟速效型啊？哎呀，你这跟。 <laughs> 你这跟某某止痛药是一样的啊，有加强定，然后还有速效定，跟那个衣服的尺寸一样，S、M、L、X、L， <laughs> 搞到这么混。呃，是有这么复杂的有错。那为什么说需要速效型？我不懂。好，那速效型哈是比短效型更新的胰岛素。嗯，以前我们大部分哈都是用短效型的。嗯，可是现在因为基因工程的进步，所以把这个胰岛素哈经过了一些结构做了一些变化、修正跟调整，它就由这种短效型变成所谓的速效型的。 胰岛素，嗯，那速效型胰岛素的优点就是说，比短效型哈，它比较更能够接近我们生理的需求，嗯。举个例子来讲，你现在开始吃东西，一吃你的胰岛素是不是马上就要分泌，对，马上就要作用，对不对？对对。那速效型胰岛素，它就比较有这种特质，短效型它就会稍微呃再缓一点，比较慢一点。所以站在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不对？最接近我们这种所谓胰岛素的分泌，还是属于速效型胰岛素的分泌，嗯，对。哎，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中午必须要去吃喜宴，或者今天我们家尾牙，我身为一个总经理，我可能不得不吃东西，也或者是不得不喝酒。但这个时候我就注定我血糖一定会上升，而且那个上升的幅度或我吃进去的东西一定是超乎医生所规范的。但我又不可能去完全拒绝这种婚婚丧喜庆，于是我就只好。 靠的这种速效型的胰岛素来保护自己，对不对？避免血糖过度的升高。对，没有错。我讲的都是不可挽、不无法抗拒的状况啊。 <laughs> 那如果是你自己嘴馋要去吃那种把肺型的，那我就没有办法救你了。 <laughs> 那那个绝对是自己的嘴馋啊。 <laughs> 呃，对，思维呃讲的是没有错了哈。那这时候哈，像这种速效型胰岛素，我们叫做所谓的追加型，就是追加嘛。因为你今天有大餐，所以我们要追加。那追加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超短效或者速效型的胰岛素，因为它的作用时间很短，大概两到四个小时就没有作用了。那刚好你一个大餐之后，呃，开始去去注射。大餐前注射到吃完大餐之后，差不多。对，那或是你忘了注射大，因为你吃完之后你的血糖一定很高嘛。嗯。这时候你赶快再来追加，也还是可以来得及的。嗯。不过当然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就是说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啦。嗯。这个有点像救急不济。 呃，救急不救贫哈，所以那当然尽量不要用用速效。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也不太愿意教病人这种方法，因为病人学了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个很有用，那我就每天经常去吃大针，我只要在吃之前打一针就没事啦，对不对？那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就所谓的补救措施，这是一种补救的方式。可是我们不希望病人每天他都用这种补救的方式，这就比较不好。这个应该不是在一般的药局可以买得到的，这一定是医疗院所开出来的胰岛素。对，胰岛素是属于药物，它。 不但是属于药，而且它是属于极危险的药物，极管制型药物。所以呢，呃，它的去处、来龙、呃来来源跟呃消消这销毁掉这些，通通都是有管制的，它是有危险性的药物。我的意思是你今天不可能随意要求医生说多开给你十支短效型的，嘿，莫莫沙科林啊，多多开是不行了哈。那健保局也不同意多付这笔的费用嘛，对不对？ <laughs> 不过有些病人他只要能够认知了解，对不对？那这种。 我们就所谓的救急不救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控制血糖还是希望你每天哈饮食量要固定，作息要正常，这是最基本的。那当然难免会有一些情况，就像思维讲的这种婚丧喜庆这些等等。那我们就用这种追加型的，或者我们就随着补救型的，啊补救的方式呃来让你血糖不要做一个很急速的一个上升。嗯，哎，我我讲的，我们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聊这个话题，但是事实上是真的要很认真严肃的来告诉一下听众朋友说，其实施打胰岛。 素已经是口服药物没有明显的效果之后，才会选择下一步是施打胰岛素嘛？那既然打胰岛素已经是属于比较难控制的状况之下，就请乖乖的按照医嘱来使用，不要任意的滥用，因为滥用伤害的也是你自己的身体啊。对啊，没有错。那我们也会跟病人在讲说，你只要乖乖的好好打胰岛素，对不对？等到你的血糖控制好之后，事实上来讲，你还是有机会可以换回吃药的。真假的？说对，不是说打胰岛素就要打一辈子啊？我以为是一辈子跟洗。 真一样哎， <laughs> 很多病人对胰岛素还是有一些呃错误的认知啦。嗯，他觉得打胰岛素可能代表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嗯，而且可能就是快要接近濒临死肾了。嗯，好，那事实上来讲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打胰岛素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只要能够把血糖控制好，事实上来讲你还是可以不用打胰岛素，还是可以换回吃药的哈。所以这个是很多病人比较不了解，只知道前段，可是他不知道后段。嗯，所以有些时候在这部分来讲，我们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病。 能做一个比较呃更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沟通。嗯，哎，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是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减轻三多一。 一步嘛，一一清嘛，对不对？哈，呃，可是如果当你服用了正常正常的这个血糖药物，就像你的呃甲状腺亢进吃了正常的甲状腺素之后，你的体重会慢慢的恢复，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就不喜欢回到原来胖胖的样子，不 <laughs> 想啊，我一点那身上来的好啊哈。虽然那是一种病态的瘦，那这个时候的呃糖尿病的病人要如何有效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呢？所以啊，也就是有这个病人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药物才会有不断的研发。 啦，对不对？啊，我知道你你你要你要你要讲上次那个新的糖尿病新药。 <laughs> 对，所以现在有一些新的药，对不对？就会就是说呃，可以满足病患的需求。嗯，就说你不愿意打胰岛素，有这种体重增高的情况下，那事实上现在以吃的药或是针剂的部分，也有一些药物让的体重不要上升。嗯，好，不过当然这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了。嗯，这时候呃，至于药物的选择来讲，可能你还是要去找你的医师去讨论一下。嗯，那不过刚思维讲到的八百多的血糖的时候哈，那不用考虑。第一。 这个用药一定就是考虑胰岛素了，嗯，对，了解哈，呃，医生问一下当我们的血今天的血糖已经超标，超过一百，然后甚至是变成高血糖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糖尿病的时候，甚至八百多，请问我们自己的身体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吗？OK，好，血糖如果说是一般来讲，那是一百两百，像很多病人对不对？其实他已经有糖尿病，他根本不知道。我要讲的就这个啊，对，那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的病人，大概预估有五六十万啊，其实他已经。 是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嗯，好，那只有到医院去检查，或是家里面有血糖机，哎，测一下，他才哎发现哎奇怪，我的血糖怎么高了哈？那换句话说，糖尿病刚初期的症状，其实他是没有症状，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那等到思维刚刚提到的所谓的三多一少，吃多、喝多、尿多，呃，体重减轻，或是全身没有力气、嗜睡的时候，就代表的血糖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了。嗯，好，那嗯，而且恐怖的是，你不知道在那之前的血糖已经高多久了，有可能是。 是高一个月，有可能是高一年或两年，对，不知道，对，不过最少最少大概都高三个月以上，嗯，因为这时候像这种病人来讲，我们叫做新诊断的糖尿病，对不对？嗯，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测个糖化血色素，如果说糖化血色素高的话，那最少就是三个月以上了，嗯，甚至在以前来讲哈，这个医疗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有些病糖尿病已经六七年了，他因为是属于慢性病，呃，慢慢血糖增加，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知道什么时候才被发现？知道他已经视力模糊了，嗯，好了才去看眼科。 眼科医生才跟他讲说：“哎，你这个有糖尿病哦，你这眼睛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一个病变哦你可能要去抽血做检查。那这时候才被诊断出来，都已经就说比较晚了。好，这是在以前很多病人都是不是来看糖尿病，所以视力的问题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才跟他讲糖尿病。那换句话说，这个发现的时候就已经。” 又很多年了，那等于说都已经等到他的并发症都出现的时候，病人才知道有糖尿病。哎，我觉得平常到医院去啊，那个伸手量血压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所以你很容易知道说，呃，自己的血压高或低，这个是很容易知道的。但如果你要知道自己的血糖是否高，或血脂是否高，胆固醇是否高，三酸甘油酯是否高，你一定要主动的去做健康检查，或者是持了健保卡去做呃四岁成人健检的部分，它才有可能会帮你检测到吗？但是现在的糖尿病有。 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向，尤其是我们的饮食都越来越精致的情形。你看，在网络上面都在推广美食，都在推广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好吃。 <laughs> 就是你你你举目看起来，就是不是哪里好吃，就是哪里好玩，对不对？都是这些休闲娱乐的东西。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留意，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过三十岁之后，就要开始去留意这些很基础的东西啦。都要去看一下，说，哎，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的状况？呃，产生如果真的有的话，请。 记得一定要及，当然第一步一定要及早发现，第二步呢，一定就是要定期的去就医跟检查哈。像我有个朋友，我也是认识他，他但哎对对，今年四十岁，但是我在五五六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吃那个慢慢优是高血压的药对高血压的药，对呀，你看三十几岁也会有高血压的药啊，你一定不想要到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类似像洗肾这样子的一个并发症。那这样子的话，请你要在前期的时候就要早期发现，早期的来做一个。 治疗，而且现在也都有很好的药物。我们今天所讲的胰岛素的注射是比较后期的，后期的病人才需要。但是刚刚医生有讲了，你控制得宜的话，是你有可能不用终身这样子要拿一根针一直戳自己的， <laughs> 是可以的。有有机会回到口服药物的，但重点是你要好好的跟医生来做配合。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欢迎回到民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外。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振兴医院新陈代谢科的徐光忠医师，跟听众朋友。 聊聊有关于糖尿病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现在开放客运电话了，客运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任何有关于新陈代谢科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扣音进来。我们客运专线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有关于呃糖尿病啊、高血压啦、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呃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哦，都可以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还还没有人打那我来， <laughs> 我来先先问一下医生好了，医生，我们来提点一下呃病人呢，呃有关于呃糖尿病的病人，有关于这种秋冬饮食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好不好？因为你知道天气越来越冷，人的食欲只会越来越增加，运动的欲望会越来越低，尤其台北又湿又冷，你真的不想出门去，只想吃个热乎乎的火锅。 糖 <laughs> 尿但是像糖尿病病人在饮食上面要比别人来的更加注意啊。对啊，所以尤其是冬天啊对不对？尤其像这种慢慢冷的哈，还算好。最怕就是说寒流一下温度降很多的那种，那种其实更危险的哈。那像这种天气慢慢冷的话，因为冬天哈，呃，外面的呃温度比较冷，所以我们需要比较大的消耗的热量来对抗外面那个温度。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比较饿哈。所以呢，那饿之后，你可能就会吃很多的这些所。 对的，这是真的吗？天气冷，我们容易感觉肚子饿。对，没有错。所以如果说真正想要减重的人，对不对？其实冬天减的效果是比夏天要来的好的。嗯。好，你只要不多吃，你只要冬天吃的跟夏天一样的话，哈，那你自然而然就一定是可以瘦下来的。因为冷的话，我们要对抗外面环境，你势必热量要更多嘛。嗯。因为消耗散热的会更多，所以你热量消耗的会更快。所以冬天就比较早就会比较饿，而且吃会吃的很多，因为胃口会很好。所以相对的来讲，冬天的话，这个很多人体重。 就会上升，再加上一个年节的话，对不对？那就更高了，体重就更高。体重一高，那不止血糖的问题，血压啦、脑血管中风就跟着通通都出现了。了解，好，呃，我们的接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两位你好，是，请说。我有一次在健康检查，有的做超音波哈，突然发现我有一个甲状腺啊，有那个好像有长了一个东西，他说是良性的，嗯。 那我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再再长大，还是或者说会不会转成恶性？但是我身体也没有什么什么异异异状啊？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有长这个东西呢？ 我想请教一下，好，谢谢。这是结节吗？对，听陈先生，听陈先生这样讲，你长的东西应该是甲状腺结节了哈。那一般来讲，甲状腺的病啊，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功能有问题，一个是结构有问题。那功能有问题，大部分都是属于功能过高或是功能过低哈。所以临床上来讲，你一定会有一些症状，自己就会来看病哈。那当然还好，属于功能性的这种结构功能的问题的话，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良性的。所以只要功能出现问题，我 我们大概就是用抽血来追踪，不考虑它良性恶性的问题了。大部分都是呃良性的。嗯。那另外一个就是像陈先生这种情况下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嗯。那因为你的功能正常嘛，所以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嗯。而且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很多都是做体检才发现的。嗯。如果说你不去做个体检，可能你也不知道这甲状腺结节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讲，这种甲状腺结节哈，你发现的时候哈，刚陈先生问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他会结果会演变成怎么样，对不对？嗯。那一个就是缩小嘛。 可是缩小的机会不大，另外一个就是维持现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慢慢的长大。嗯，那以慢慢长大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哈。那这个是呃，这个是慢慢长大的状况。那另外一个，他有呃问到，就是说呃，除了这个长大之外，对不对哈？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嗯，那大部分造成的原因都是不明哈。如果说一个疾病啊，能够找出它确切。 造成的原因，那这个病就可以完全的治愈。所以它造成的原因不是那么的清楚，不过倒是有一些所谓的呃研究呃报告曾经有指出，就是跟我们那个空气里面中间的呃焦油啦，好或是沥青这些东西，可能是有一些关联的跟这些污染物是有关系的。对，这个是有点关系的。对，那这个只是一种讲法，可是它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哎，其实焦油啦，或是沥青或这些空气污染物直接是跟它有相关的。嗯。好，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就建议病人追踪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是呃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后，我们会建议你再做个超音波看看。如果变大的话，可能要做细针穿刺的检查；而如果维持现状的话，啊，我们就可以维持现状。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一点低剂量的甲状腺素来让这个甲状腺结节消退，或是不要让它再继续的变大。不过用药的话，能够让甲状腺消退的机会其实也不是那么高，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了解哈。嗯，我们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也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徐医师，徐伟你好。 你好，秦生。我是刚才啊，徐医师在讲，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啊。啊，我有打那长效的胰岛素，是也每顿饭还要吃那个加糖维啊、谷乳化这一类的药物了啊。嗯，我重要的不清楚，长效的胰岛素我打了九刻度九啊啊！如果我自己变成十十个单位啊，还十二个单位？ 它到底长效有什么作用啊？ 嗯哈，OK，胰岛素有什么作用？OK，好，嗯，好，哦，这好专业。好好，这个陈先问的问题就是说，有点像白天要吃药，吃很多的药，对不对？嗯。然后呃，睡觉前可能还要打一个胰岛素，就是打十个单位或是十二个单位哈。那这个我刚在节目中有讲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基础型的胰岛素哈。那为什么要打这个基础型胰岛素？就是说代表你的胰岛素分泌的量比较不够的时候，我们就给它稍作补充哈，做一个补充的一个状况。所以呢。 我们才会用长效的这个胰岛素呃来治疗呃你的这个血糖。不过一般来讲，胰岛素的分泌有两种，一个就所谓的基础型的分泌，啊，另外有一个就所谓的追加型的分泌。所以有些病人哈，他一天可能要打四次，好，三餐前都是打种短效或是超短效的胰岛素，可在睡觉前或者在早餐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超长效的胰岛素。好，所以说胰岛素的分泌有两种，因为你的基础胰岛素不够，所以我们才用呃基础胰岛素用超长效的来帮你治疗。那还有一种。 就所谓的追加型的，就是餐后的胰岛素哈。那餐后的胰岛素，有些病人因为你胰脏出了问题，等于说你吃了东西之后，胰岛素该分泌十个单位，可是你没有办法分泌那么多，你可能只分泌到五个单位。那这时候我们就用追加型的这种方式来治疗控制你的血糖。那这种追加型的，或是所谓的餐后胰岛素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选用短效或是速效或是超短效的胰岛素来帮你治疗，所以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好，呃呃。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扣音进来，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来接王小姐，王小姐你好，你好，是，请说，请教那个六十八岁，然后成人健检，那个饭前血糖九十七，那。 糖化血色素是六点一，嗯，那医生说那个是糖尿病前期，要注意。是，请问我那个除了饮食运动以外，还要注意什么？哎呦，好，OK，谢谢。好，王小姐，六十八岁，对，那个你的这种血糖九十七，糖化血色素六点一，的确是属于糖尿病前期哈。那糖尿病前期就是还没有糖尿病嘛，可是你的血糖也不正常，对不对？你除了饮食控制跟运动之外，其实说实在，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你每天要开开心心的。 <laughs> 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叫做舒压，好，因为舒压现在大家讲的所有的养生药就是舒压，舒压是可以让你血糖不要再上升的。你说压力太大，的人容易得糖尿病吗？对，没有错，压力大的也会造成你血糖的上升， <laughs> 是没有错的哈。那除了饮食控制跟运动之外，最重要一个就是要舒压，因为舒压的话，其实哈，它可以改善你的一些荷尔蒙，也可以改善你一些体内的一些呃分子、小分子的一些东西，然后也能够达到降血糖跟降压的效果。 所以说，呃，王小姐，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因为六十八岁你才糖尿病前期哈。一般来讲，超过六十五岁以上，大概四个病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糖尿病的哈。那你只是糖尿病前期，我觉得王大姐你虽然控制的很好的，你吃东西我相信是有控制的，也有在运动，否则的话哈，你现在恐怕得到糖尿病的机会是非常的高。那你说还有什么样呃更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 换句话说，就是简单讲，就是怎么样去延缓糖尿病的发生？我觉得就是要舒压。OK，好，这是回复你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扣音进来。王先生吗？先生？呃，医师，您好，您好，你好。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家族性的那个地中海性贫血，是。那呃，前几天有去那个加一科后检查，那饭前血糖大概九十五，然后饭后两个小时血糖大概一百四，然后糖化血色素大概五点九。嗯。 那医生有讲说，因为这个地中海型贫血跟呃，就是这血糖还有糖化血色素这个判读方面，他有一些什么低估、高估这一些问题。嗯。那他说，虽然我检查出来糖化血色素五点九，那因为贫血这个关系，所以相当于糖化血色素大概六点五。那这个部分呃，就是不晓得是怎么推算的。 OK，好， <laughs> 我好专业， <laughs> 我我觉得听王先生的口吻，你似乎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对对对，放轻松对，这个也是正常的。你只要了解之后，其实你就不用那么害怕了哈。那首先，这个地中海型贫血啊，在我们国内也是非常的常见了哈。嗯。不过它是属于比较轻微的哈。那如果属要属于轻微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就把它当成正常人来处理哈。那只要血红素大于十一以上，我们大概基本上对这个判读来讲，基本上是一样的。嗯。如果说你的这个。 判毒来讲的话，对不对？你应该是属于一个糖尿病前期是没有错的哈。然后，如果说假设你地中海型贫血比较严重，或是有一些病人他是属于缺铁性贫血的时候，啊，举个例子来讲，他的呃血色素只有七啦，或是八，对不对？嗯。这时候呢，你的测出来的糖化血色素是五点九，对不对？那的确，事实上来讲，你的糖化血色素。 应该要比五点九要来的更高，好，因为糖化血色素的侦测是跟那个红血球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如果说是呃你刚刚呃换算的那个家庭学科的医生跟你讲的也没错，如果说你的贫血是比较严重，七或八对不对？那事实上你测出来是五点九对不对？那可能就是代表你已经是有糖尿病的一种情况。不过呢，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中间怎么样去换算的过程哈，中间目前来讲，很多的科学家也在研究贫血跟这糖化血色素的关系哈，可是。 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很精确的告诉你说你的。 呃，血红素是八，按你的对应值应该多少？目前没有这方的的数据。那事实上来讲，对你而言呐，五点九或是六点五都好。那目前的治疗方式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做饮食的控制跟运动的管理。如果说你真的到底要知道有没有糖尿病，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个所谓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所谓的喝糖水试验，它的全名叫做口服呃葡萄糖耐量试验。你只要去做这个检查，你很快马上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或是没有糖尿病。 病了啊？为什么？因为糖化血色素诊断糖尿病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方式而已。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也有提到过，诊断糖尿病有四种方式：一个就是看你空腹的血糖，另外一个就是看你餐后的血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你随机的血糖，那第四个就是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好，所以说当这个糖化血色素在判断有困难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可以建议你去做一个所谓的口服葡萄糖耐糖试验，或是简称为喝糖水的试验，马上很快的两个小时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糖尿病。 糖水那个是随机的，是不是？呃，不是，那个是一个检查，饭后的。 空腹的，就等于说做这个喝糖水的试验，就是你空腹来的时候，哎，给你测一个血糖，然后有七十五克的葡萄糖泡在三百 CC 的水里面，你五分钟之后把它喝完，然后隔两个小隔三十分钟、六十分钟、九十分钟、两小时再测一次血糖。那这五个得到不同的数字，我们就可以来判读病人到底有没有糖尿病。嗯有我做过这个测验，你做过是吧？ <laughs> 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十一点五十一分，欢迎回到《名央堂》节目现场，我是诗伟。大概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来多接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有关于糖尿病、高血压跟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振兴医院新陈代谢科的许光中医师。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你好，你好，嗨，请说。哎，我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嗨，哎，我现在今年九十多岁了，是，可是我一向都。 喜欢吃糖，可是我没有糖尿病，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其实是，但是我是不是遗传？因为我我的我的父母也是。你说你不喜欢吃糖，但是特别喜欢吃糖啊，喜欢吃糖没有糖尿病啊，但是没有糖尿病。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最近前两年我还在这个荣总急诊室出来嘛啊，呃，昨天还做这个核磁示范，这个这个这个呃检查嘛。 因为就我这血压忽高忽低的，一直一直在这个没有办法来来处理，一直去包括前几天打这个流感疫苗，嗯，嗯，一会一千块一百七，一会一百六，一会一百五，到一百五十五的时候，每医生他每天跟我打这个这个这个流感疫苗的针。另外的时候呢，我就找我的主治医师啊，荣总的主治医师，嗯，他在这个就各种他看到经过我各种检查以后。 就其他的检检查呀，比方讲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呃，这这个慢慢说没关系。嗯嗯，这个这个经过检查，检查检查我忘记了。这个他后手查到查到，但据我个人想啊，我也跟医医生报告过，因为我有这个射会线，另外也也也有这个，除了射会线以外，还加上这个气喘等等啊，呃，还还有这个。 所以这医生就前这个在肾固性这方面呢，就另外加开的有一种，有一种药，有一种药叫亚麦，但是亚麦这种药啊，药性它都特别高，马上吃上吃吃的吃到这个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高血压的药过后啊，一会儿就可以，大概两个钟头就可以慢慢慢慢减下来，减压。我曾经曾经减压到高压到九十，我很怕很很害怕。 最后抽天的时候，这个因为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呃呃呃高血压的药呢，其中也有一一个一个一里边呢也有一种药，也是叫一种药药的里边的呀，也是有这个呃也也是也是有这有这种对负离子有影响的药，因此才发生了我手抖啦各种种的原因。我想请教大夫啊。 呃，像我这个情形啊，从前天我为什么到急诊室去呢？因为是我在礼礼拜二的早上啊，忽然发现胸闷，闷到早上六点钟，说闷到啊，就不能走路。这个话，我还是叫车子到荣隆急诊室，是，结果在急诊室躺了有三个钟头，他结果打了两次，打了两次针，在验血，又做了两次这个心电图，又做的又这个这个呃，又做的一个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 X 光。 然后再经过这个刘贝贝，我让那个医生先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 OK，好，好，刘大哥，你的这个九十几岁没有糖尿病，真的你很幸运哈，非常好，代表的这个基因是蛮好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哈。那第二个血压的问题不稳定，对不对？年纪越大的话，血压可能不稳定的情况会更显著。为什么？因为年纪大哈，你的血管比较硬，对不对？比较硬化的程度可能会比较严重一些，所以你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的变化会更加的明显，特别是你的收缩压跟舒张压中间的差别，脉压那个波动会很明显的哈。那因为年轻人呢？ 它的血管弹性好，所以血压比较能够维持在这种稳定的情况下。所以你的血压这种情况下高低会差很多，或是短时间之内会有一种剧变的情况哈。我想你光是靠吃药也是来不及的哈。有些时候吃药开始要有作用，可能也是半小时以后的事情。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当你血压很高的时候，第一个人就先躺平下来休息，心情放轻松哈，不要急急忙忙说找救护车。就像你刚刚讲话一样，我觉得你在讲话的过程蛮紧张，其实不用紧张，我们。 我们或是其他的医生，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会把。 听你把话给讲完，那你讲的越快越紧张，肯定的血压就会越高。好，所以说因为血压高，当然医生就不敢给你打流感啦，对不对？一定要等到你血压能够降下来，他才帮你做。流感、血压高是不能打流感疫苗。对，再加上你呃九十几岁，虽然没有糖尿病，可是你还有射会线的问题啦，还有这个气喘的问题啦，还有手抖的问题哈。这些的药物里面有些时候也有降血压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药跟药之间的一些交互作用哈，这个我想你还是要跟你的医生去讨论，你的医生会给你一些。 比较适当的用药跟建议。嗯，呃，线上有一位邵小姐，真的是不好意思，没有时间多接您的电话了。啊，但是呢，还是要建议听众朋友，有任何呃血压不舒服，或者是说呃血糖方面的问题呢，请一定要找专业的肝胆肠胃科的医师来协助您，帮助您哦。呃，把血压、血糖，还有呃高血脂、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方面呢，来做一个良好的控制，因为这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的谢谢郑。 新医院新陈代谢科的徐光中医师，我是施伟，拜拜。拜拜。